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承认我们的信心非常的软弱，所以就求你赐给我们那足够的信心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智，让我们在这里所听到、所宣讲都是啊，讨你所悦纳的。让我们真的是领受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，也。 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荣耀，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敬拜你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明白，一个信徒的生命中会充满了许多的试炼，还有苦难。他非常的在意他的读者要凭着信心坚忍到底，忍耐到底。坚忍到底就证明一个人他的确是有份于基督。不坚忍到底的人，在第六章。 就印证一个人，他只不过本来就是受咒诅的荆棘，结局就是焚烧。作者在第十章劝门、劝勉圣徒们：你们要追念往日，你们蒙了光照之后，受了许多的痛苦挣扎，你们公然被毁谤，遭患难，你们欣然忍受家业被人夺去，因为你们知道自己有更美好、更长存的家业，所以。 不可丢弃你们无惧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到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，就可以获得所应许的。我们注意，他在这里提到一个重点：信徒之所以能够忍耐坚忍到底，是有其诱因的。他们知道有更美好、更长存的家业。 他们坚忍，为要得着上帝所应许的大赏赐。换句话说，要能够忍受眼睛看到的痛苦挣扎，人就必须凭着信心盼望所看不到的、摸不到的、闻不到的应许。但是在患难中，人本能的都会想要得到看得到、摸得到、闻得到的安慰。也许希伯来人经历了。 极大的苦难似乎没有办法忍受，让他们想要退缩，回到原来犹太教的律法里面，仪式、献祭、圣殿、敬拜等等，那些东西都是人可以看得到、闻得到、听得到、摸得到的东西。相对于抽象的信心，你献上一头牛来说，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事。但是作者提醒希伯来人，我们却不是退缩。 以至于沉沦的那等人，而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到保存的人。他解释那些肉眼能够看见的东西，本来都是什么？天上之事的样式和影像八章五节，律法只不过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，不过是本体的真相。十章第一节，或者用保罗的话，这些原来是未来式的影子。 那真体却是什么？基督。哥罗西书二章作者强调，基督他已经来了，他已经用了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到至圣所，就获得永远的赎罪。他仅一次献祭，就使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希伯来人他们不应该也不能够走回头路，他们不能够回到献祭仪式等等。 那就等于否认基督保险的功效。希伯来人需要明白，眼睛所看见的是虚妄的，眼睛看不见的那个才是真实的。这个是全然违反世人的直觉本能，但是却是信徒的行事原则。你会以为现在的教会都应该读过希伯来书。台湾的教会很多在流行守。 犹太的节期，行犹太人的仪式，或者吹吹号角、吹牛角。也许我们会觉得这是无伤大雅，但是其实你仔细想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不信的表现。不信耶稣已经来了，不信基督就是那实体，不信他一次所献上的祭是足够的，不信得着基督就是得着一切属灵的福分。所以我们还要再加上什么？我们自己可以。 做的，我们可以看得见的。我们要帮福音加码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在第十一章说，信心是对盼望之事有把握或者有实底，对未见之事有确据，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，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，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他继续说，人。 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，各样的折磨，忍受贫穷、患难、虐待。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观望，而且欢喜迎接。 这些人都是因了因信心而得了赞许或得了印证，却仍然未得到所应许的。这个就是信徒生命的写照。信徒，我们在肉身得不到最终的应许，在世上我们无法活出美好。世界鼓励我们要。 及时享乐，我们要当下就蒙福。我现在就要，我现在就要拿到，我现在就要有。但是这全然抵触信徒生命的原则。将来要得的大赏赐，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。我们现在肉眼所看得见的困苦，必须要凭着信心坚忍到底。作者继续在第十二章今天的经文。 他写道：“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云彩围绕着我们，他要他的读者，还有他的读者们，看呐，看这些人，看这些旧约的圣徒们，这些只能够凭着影子盼望那要来的弥赛亚的人，他们都能够凭着信心坚忍到底，那何况你们呢？那何况你们这些已经得着基督的人？” 他们能够忠实到底，你们就能够忠实到底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就应当卸下各样的重担和紧紧或容易缠累的罪。卸下这个字，卸下脱去弃绝。在新约出现的时候，它总不只是代表卸下，总是还有拿起、脱去救人、卸下救人要什么？ 穿上新人，弃绝谎言，要说什么？诚实话，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和累积的恶毒，然后要怎么样？雅各书第一章，要存温柔的心，领受所栽种的道。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，而是义的奴仆。我们本来是悖逆之子，现在却成了光明之子。 上帝的儿女，希伯来书作者的逻辑是：既然你们有这些见证人做信心的榜样，那么你们就应该活出信徒该有的样式。你们就应该致死你的老我，因为你已经被赐予一个新我了。既然你们是凭着信心盼望得应许的人，就不应该被罪缠累。好像没有盼望，没有上帝。以前你们是罪的奴仆，现在你们要卸下，你们要脱去致死。 你们的罪重，但是任何任何东西可以阻碍一个圣徒达到那应许、得到应许的绊脚石，它本身不一定是罪，但是它一旦成为阻碍你得到奖赏的绊脚石，它就成为了罪。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。 操心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那上好的福分只有一件。马大操心烦恼，他在板夺，这并不是罪。但是如果马大板夺，让他没有办法得着耶稣，那就是罪。看 NBA 球赛是不是罪？如果球队输球，影响你一个整。 一整个暑假的心情，如果你的球队输球，会让你觉得不想吃饭、不想洗澡、不想遛狗、不想和太太讲话、不想写讲章，这就是罪。这就是偶像崇拜。看球赛有错吗？如果你看世足比赛，让你今天早上无法起来守主日，这就是罪，right？我们的亲人过世，我们本来就应该难过。 但是，如果你没有办法卸下那个悲伤的重担，你就必须问自己：，你就必须检视你的忧伤是否已经成为你的偶像。你必须问自己：耶稣的好、耶稣的美、耶稣的善，是否能够遮盖那悲伤？重担最终凸显的是人的不幸。不幸，我们已经得到那上好的福分。 不信基督就是好的无比的，我们要忧愁，却常常喜乐；我们哀哭，却要像不哀哭的。我们怎么能够如此？只有知道我们所仰望的远大过我们在肉身所经历一切的忧患、苦难、迫害。我们需要一个尺度，让我们能够说：我们这至战。 至亲的苦楚，我要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我们所盼望的荣耀必须要够大。作者鼓励圣徒们要以坚韧的心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我们都听过，我们的信仰生命是一个马拉松，不是一百公尺的冲刺。嗯。 我以前骑自行车的时候，会做一种训练，叫做三乘二十分钟，三次二十分钟的间歇。呃，它重点并不是说每次二十分钟我就要全力做这个训练，而是那个真正的目标是要以平均的出力完成三次的二十分钟。呃，我非常痛恨这个训练，因为如果你正确的做到这个训练的话，你会觉得你好像就在淹死的边缘啊。 如果你感觉很好，你刚开始做的时候，你的，你啊，今天状况不错，通常那就代表你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训练，因为你一开始会冲过头，所以你这个训练做久了，你就知道，就算你感觉你快要死了，你感觉不好，你必须相信那个码表的数据，你是可以做完这个训练的。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其实也是这样子，我们不能够依靠自己的感觉或好或坏。 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评估的标准，来帮助我们坚忍到底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章二十三节说：“我们要坚守所宣认的指望，毫不摇动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刚强。” No？因为什么？应许我们的那位是信实的，是他信实，不是我的信实。也许你会感觉你快要死了。 但是你死不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跑的路是摆在你前面的道路。信徒不是任凭己意拿着一把开山刀为自己杀出一条邪路，那是上帝他摆在你面前的道路，是他设计要你所走的道路。它是一条窄路，它是一条充满困难的路，但是既然是他摆在我面前的道路。 他就并非没有规范，没有方法，他就并非没有目标。我们并不是像一头一一只无头无头鸡 h e l l e s chicken）， <laughs> 我们也没有理由惊讶这条路并不好走，因为在世上，我们的主说：“你们会有苦难。” 亲爱的，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，也不要觉得奇怪，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。因为什么？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，都将受迫害。而且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作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要知道，既然这是他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。 我们就必须按照他的方法，依照他的旨意，使用他恩典的媒介，领受他的恩典。我们就必须聚会、祷告、读经、默想他的话语、团契、领圣餐、接受教会的牧养、接受教会的督责等等等等，才能够达到目标。而这一切就是。 一个圣徒成圣的过程，不是吗？成圣就是那将我们分别为圣的，赐给我们成圣的力量、成圣的目标、成圣的方法、成圣的道路。然后我们工作，然后我们跑路，We do it。他赐予我们行动，我们怎么成圣？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们圣徒奔跑天路的榜样，不是吗？我们要第三节仔细想想，这位忍受了罪人如此顶撞的耶稣，我们就不至于心灰意懒。彼得说：“我们蒙召就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。” 我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，但是耶稣他不只是我们行为的榜样，他是我们信心具体的对象，他是我们信心具体的内容。我们信耶稣，就是信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他是上帝的道，他就是上帝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。 他两千年前为了我们的救赎道成肉身，他俯就生在最卑微的马槽里，他在母腹中就信靠他的父，他在肉身的时候没有一刻违背他的父，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前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三天之后复活。他是旧约圣徒们所盼望的弥赛亚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，author。 他赐下所应许的圣灵，叫我们能够信。他是我们信心的承中者，the finisher，因为他既然顺服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父就高升，他就荣耀他，叫他坐在他父的右手边。他在他父的右手边干什么？这样他就拯救我们，就拯救到底，因为。 他长远活着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祈求，他不求我们就不得救。他是首先的，他是幕后的，我们有了他就有了父，我们有了他就有了圣灵，我们有了他就拥有一切。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，他不求，我们就无法坚忍到底。他替我们求什么？ 父啊，我在哪里？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。为什么？使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正因为这是他替我们求的，这就是你我所应该做的，看见基督的荣耀。约翰欧文会说：莫想、仰望、思念基督的荣耀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。 特权和本分，也是每一个信徒行事为人的原则。我们要仰望耶稣，才能够跑完路程，活出新人的样式，成圣，有儿子的模样。因为瞻仰基督的荣耀，你仔细想，瞻仰基督的荣耀就是成圣的手段。保罗写《哥林多后书》三章。 我们看见主的荣光就怎么样，就变成与主有同样的样式，荣上加荣，是因为看到他的荣光，所以我们变得有他的样式。在地上，我们是凭着信心瞻仰他的荣耀；有一天，我们在天上要凭着眼见看到他的荣耀。我们要在基督的脸上看到上帝的荣耀。 这个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大赏赐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诱因，就是那些见证人远处观望，而且欢喜迎接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论我们在天上要得到何等的基业，不论我们的赏赐是什么，不论你要得到两座城还是五座城还是十座城，这所有的，都是在眼见基督的荣耀之下。如果 我们不再今世渴望基督的荣耀，我们也不会在来世眼见他的荣耀。我们如何成圣？圣徒如何成圣？在天上，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再犯罪。与其说我们会变得多么的圣洁，还不如说我们在天上不会犯罪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我们的目光。 从基督的脸上挪开，在地上我们犯罪，正因为我们将目光从耶稣的身上挪开，仰望耶稣。因为我们仰望任何其他的人事物，我们就变得像其他的人事物；我们仰望世界，我们就变得像世界。我们心中被什么东西占据，什么东西就是你的偶像，拜偶像就变得像偶像一样。 我们本来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，所以我们就是为了瞻仰他的荣耀而造。我们被新造，我们救赎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看见他儿子的荣耀。所以基督徒要如何彼此督责、彼此劝勉，不要犯罪。最近有一个教会要办。 面对电玩世界的讲座，电玩，为了帮助父母们处理孩子电玩上瘾的问题，他们邀请了一位姐妹，这是电玩公司的企划，来到教会讲解。呃，关于电玩成瘾，主要是以降低父母对游戏的敌视为目标，借着。 尊重孩子，以恢复关系、恢复对话，介绍父母了解四大电玩类型，推荐可以入门的游戏。I'm thinking，我在想，这个教会疯了吗？孩子们电玩成瘾解决的方案主要是降低父母对电玩游戏的敌视。如果我们的孩子们沉迷电玩，问题是什么？mean。 不是电玩就是色情网站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。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？是孩子们不得到父母的尊重吗？是父母误解电玩吗？真正的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孩子们心中没有基督。真正的问题是孩子们没有仰望耶稣。父母必须问自己：有没有教导孩子们仰望耶稣？ 教会必须问：我们有没有宣讲基督的荣耀？基督有没有在孩子们的眼前活现出来？电动玩具、电玩能够吸引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被那最好的吸引。父母没有教导，教会没有宣讲，这就凸显父母他们自己心中的耶稣也许不够好，或者。 教会在教导的耶稣也许不够荣耀。我们要人归正，我们要人改变他的行为，我们要人不犯罪，我们要人彼此的饶恕，我们要修补夫妻、父母、子女之间的关系。你可以去上辅导课程、心灵课程，甚至圣经辅导。你可以去买婚姻辅导的书，但是最终你真正需要做的，就是要人仰望耶稣，因为只有如此。 人才能够改变，人才能够成圣，人才能够有耶稣的样式。耶稣他，他轻看羞辱，他轻看轻蔑、藐视、瞧不起、羞辱。以前我们在普里的牧师喜欢讲到的主题就是如何处理冒犯，要忍耐，要饶恕，要避免先冒犯别人，就不会被冒犯，要求和睦。 后来我们，呃，离开了那个教会，因为你们不需要去教会才喝得到心灵鸡汤，你也不需要耶稣才懂得做人的大道理。耶稣他如何处理冒犯？他轻看羞辱，他为何可以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？为什么？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，这喜乐。 大过羞辱，大过十字架的苦难，他有这喜乐，就可以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痛苦。我们也需要一个比我们所经历的羞辱和苦难更大的、更大的东西，我们才可以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我们不应该以为我们可以凭着吃苦、哀穷、受气、做工的精神跑天路。 我们不该以为我们比耶稣还清高。我们需要诱因。耶稣他自己必须凭着信心，他必须倚靠圣灵，他必须相信他父的应许，他必须祷告。他不只必须相信父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他必须相信父会赏赐信靠他的人。什么是耶稣的喜乐？ 耶稣的喜乐是什么？他必须相信，他求什么，父就给他什么。他求列国，他的父就赐给他列国。他的喜乐就是他的子民的救赎。他必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我们就是他的喜乐。什么是他的喜乐？他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他求荣耀，就得荣耀。他求。” 父就叫他坐在自己的右手边，叫仇敌伏在他的脚下，这是他的喜乐。耶稣需要喜乐，才能够顺服以至于死。我们也需要喜乐。耶稣的喜乐是我们，我们的喜乐就应该是他。仰望耶稣，我们就能够忍受苦难，打美好的仗，跑该跑的路。 但是，到底什么是仰望耶稣？你会发现，在此基督徒惯用的属灵术语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仰望耶稣，定睛仰望耶稣，但是基督徒之间最常用的一句话，你可以去嗯 Google 搜寻。 如何仰望耶稣？你会得到这一类的答案，就是要专心一意、全心全意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寻求主的旨意。若没有神的指示，就不往前走。这就是仰望耶稣。这有告诉你任何事吗？No，nothing，没有。或者有一本名叫做《仰望耶稣》的册子，说仰望耶稣就是不要仰望我们的梦想和祷告，不要注意我们所属的教会或家庭。 不要注目我们的洗礼，我们的圣餐，不要注意任何事情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仰望耶稣。我的建议是，不要买那本书。如果如果仰望耶稣真的就是我们圣徒的行事为人的原则，那么它就应该是非常的具体，它不应该是一个口号。保罗说：“我们曾经凭着什么外貌肉身认过基督，如今。” 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我们无法在肉身凭着眼见耶稣，但是彼得说，我们有先知更确切的信息，或者确切先知的道，你们要好好的留意这个信息，这个道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是上帝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，先是主他亲自讲的。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四节：“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明弄瞎了眼睛，所以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。反言之，信的人要在这福音里面，就是在你的圣经里面，看见基督的荣耀。” 罗马天主教会仰望他们的耶稣受难图，他们的 Crucifix 受难的十字架；灵恩派则要经历、感受到神机异能，而我们只有凭着信心，倚靠圣灵，在圣经里面看见我们的主耶稣。对信徒来说，这个才是最具体、最真实的仰望耶稣。我们不需要升到天上，也不需要降到阴间。 因为，什么？这话语就离你很近，就在你的口中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就是我们传扬所信的话语，《罗马书》十章。因为我们有所信的话语，不是电影，不是图像，不是漫画、卡通，我们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想象力仰望耶稣。 从来没有人可以凭着因想象力称义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父母们不应该使用卡通画册来教导耶稣。那就等于剥夺孩子们凭着信心按照他们主的话语认识他们主的机会。就如欧文他会说：仰望一个想象的救主，你得到的就是一个想象的救恩。 我们有没有耶稣的图像？那个不算。我们唯一耶稣的图像就是什么？圣餐，right？不是吗？这是主他自己赐给我们的。你要看耶稣的画像，你就来领圣餐。今天我们凭着圣。 信心领圣餐，我们就真实的领受耶稣，我们就是真的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去年我们刚来洪恩堂的时候，我和小玉都以为我们上天堂了，因为这里和我们之前的教会比起来，真的是好的无比。夏天有冷气，聚会之后有爱宴，小组查经的时候有咖啡的香味，然后。 没有人会喝酒闹事，没有人在听到的时候会叼《三字经》。在这里聚会的人都很有礼貌，不会在下面打呼，也没有人在下面打架。你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好，都很健康，你们应该每天都有洗澡。所以这不是天堂，这是什么？但是我越认识你们，我越认识你们的问题。 或者，我越认，我越认识你们，你们的问题就越多。我相信你们越认识我，越认识我会发现我居然也有问题，我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完美。但是那都 OK，因为我们都有问题，right？活水泉教会有活水泉的问题，洪恩堂有洪恩堂的问题，这就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。基督在地上的身体。 有欠缺的肢体，所以肢体就应该要彼此的照顾。我知道你们有问题，因为有些人会来问我一些问题，然后我会想：我算什么？我能够告诉你什么？我能够给你什么意见？什么意见？只有一个意见。你只需要一个答案，不是吗？ 任何牧师、教师、传道人辅导任何人，对任何问题，任何问题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三位一体的上帝有几个位格？只有一个答案。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只是在不同的处境，用不同的方式，重复的。 讲一个讯息，一个建议，一个劝勉。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，仰望他的荣耀。他荣耀，因为他的父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他荣耀，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道，又是道成肉身的道。他荣耀，因为他是王。世人写你比世人更美。 你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上帝赐福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高你的同伴。他荣耀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仆人，他无家型美容，使我们注视他，也无美貌使我们仰慕他。这就是我们仰望的耶稣。他荣耀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他对亚伯拉罕说。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都不可害他。他荣耀，因为他知道以撒不死，上帝的羔羊就必死。亚伯拉罕的儿子不流血，有一天上帝的儿子就必须在十字架上流血。他荣耀，因为他从天上说，一点都不可害，他就知道有一天他在十字架上不会听到有声音说。 一点都不可害他。他荣耀，因为他对我们说：“你要恨你的父母，你要恨你自己的性命。”诗人说：“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”又说：“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”耶和华的慈爱如何比生命更好？他爱世人。 他如此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耶稣荣耀，因为他的父离弃他，好叫我们可说：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亲爱的，这就是你的耶稣，这就是我们的耶稣。仰望耶稣，他好吗？他够好吗？ 它好的无比吗？它吸引你的目光吗？我在这里没有告诉你任何圣经以外的事。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圣经中看到这些事情。你要渴慕在圣经中看到你主耶稣基督的荣耀，因为如果你总是仰望基督的荣耀，那么如无论你面对什么问题，你都有答案；无论你经历任何的苦难，你都安全。仰望耶稣。 你就必跑完你该跑的路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世上何等的软弱！我们只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你儿子的荣耀。我们的心智太软弱，我们的情操太迟钝，我们的注意力总是被可见的事物所吸引，我们的想象力总是太丰富，我们总是现在就要就有就享福。 天赋帮助我们明白，我们现在真的就有那最好的，那肉眼看不到的，帮助我们的不幸，帮助在座你的圣徒，所有经历大苦难的圣徒，凭着信心看见你儿子的荣耀，这样我们就安全，我们就可以坚忍到底。为你儿子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祷告，阿门。